圆都，叫作法闻纳。我来修观修毗卢师那，我在觉性上下功夫。那咱们让这法度公颂声来玩，叫作。 是佛陀找到并教导我们的。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面。 由身自然而然会看到你的心。เมื่อมีสติตั้งไว้ที่กายไปเห็น 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แสดงออก เป็นปวด เป็นเมื่อยเป็นร้อน เป็นหนาว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เมื่อกาย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กาย 我们用觉性去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当下。那么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。 什么叫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圣者？开会叫积累，还聊，要节省时间。那肯定，他要要要，东西的开始呢，快，拉了，一坨一坨，尼吞，去内，改，มากมาย，没对，不，不在，不要在有一个我上面浪费我们的时间。 我们已经在这个我里面浪费太多年了，而且太多生、太多事了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一个我，你要如何去修呢？No, God. 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ามอาการต่างๆ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กายและภูมิสุขมิทุกข์ด้วยเอานสุขทุกข์ 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จะเป็นสุขใจทุกข์ใจ อะไรก็ตามนั่น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 แต่เวทนาอย่าออก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สุขคือเรา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คือเรา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ใช่ให้เห็นว่าเวทนาจั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 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เก่า我们在修的过程中，这些天，大家一定会出现很多状况。 比如说腰酸、背痛、啊头晕，很多身体上、身上面出现的状况，那么嗯，大家从这个身上面出现的这些状况，可以看到受感受的受，那么所有的感受，不管是腰酸、背痛、头晕。 知道没有一个我。如果有一个我，问题就很难解决。อย่าเวทนา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ตนอย่าเวทนาให้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เป็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สักเวทนาต่อไป เมื่อ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ะมีจิต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โน้นคิดนี้ 心ไปโน้น，心ไปนี่，有有心，有有心，有有心，有有心。事情发生，发生，心，不是个体，心，思维，心，不是个物，个体，个体，个体，个体。心出现状况，受也出现了，我们大家看到，马上接下来出现的就是我们在心念上不停的在造作，在添油加醋。 这个时候，你也要清楚的知道，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我在躁动，不要跟着自己那个添油加醋的心，一直像万马奔腾的一样到处乱跑。啊，叫你了，他们。 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กิดอาการขึ้นมา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สุข เป็นปีติติตื่นเต้น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ป็นอาธรรมเป็นอกุศล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ง่วงเหงาหอนอ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ธรรม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ดีก็อย่าไปหลงในความดี 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ผิดก็อย่าไปหลงในความผิด เอาผิด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เอาถูก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เอาสุข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เอา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จิตธรรมก็สักว่าธรรมไม่ใช่สัตว์บุคคลตัวตนเหล่าเข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หมดใน过程中ร我们的念头里面有好的，有坏的啊，我们的嗯、修行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自己 比如说，法喜、积他很多很多境界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清楚，你不要执着它。不管是任何一种境界，你都不要执着它，因为没有一个真我的存在。你要非常清楚是无我的。那么所有的境界的出现，大家只是轻轻的、淡然的。 土句，不要啊，他来了很喜欢他，他走了觉得很遗憾，为什么没有再出现？นะฮะกายสรุปเรากายเวทนาเกียรติธรรม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ไขคุณแจแจ้โซ่ที่ตรงนี้ให้มันหลุดไปก่อนแต่ว่าอย่าเอากายไป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 อย่าเอาสุขเอาทุกข์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ลอกไปเอาสุขเอา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ง่วงเหงาหอนอ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ต้องสร้างอย่า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หลุดออกไป刚才我讲这么多，就是还是在跟大家传授这个四念住，不管是身、受、心。 上面出现任何问题，大家都要清楚，没有一个我在里面。那么，在这几天的修的过程中，大家就会清楚的看到，你的身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你的心你更没有办法控制它。那么，一个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身和心，它不是一个真我的存在。所以，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。 这个身受心法才是我们开启真理的一把最好的钥匙。แล้วเมื่อเรา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สี่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แล้ว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อีกเราก็ชำนาญเอาจริงๆอ่ะมีแต่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มีแต่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หลง 昨天晚上给大家讲过了，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迷、迷失的迷、迷的日子中度过的。那么，来修行。 尽量让自己少迷。那么我们在修动禅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原来你迷的可能是九十九，知道的只有一。那么现在每一天你会不断进步，你迷的九十九可能会变成九十、八十、七十。那么你悟的呢？同样的，可能从一一直到十、到二十、到三十。 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不断的进步。หลงกหลง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หลงไป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หลงไปในธรรม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หลง้งนั้นอั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กตัว 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นี่มันก็มีเท่านี้มีแต่สภาวะสภาวะที่หลง 不管是我们执着、执迷对的，还是我们执迷错的，就连我们在法上的执迷都不要，大家把它都放下，一定要把这个迷真正的变成知道。”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这几天大家会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，啊，通过这个手部动作和激情的活在当下，每一个觉知觉知，你每天都在进步。 我们通过不断的觉知，通过培养觉性，让你的觉性越来越强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同样的，你能看到你的苦，你能看到你的乐，而不是跟随它，成为它。 这句话刚才老和尚讲了两遍。你能看到他，而不是成为他。你不，你不要一看到他马上就跳进去变成这个主角，变成了男主角、女主角，这样就大错特错。啊，你看到他，你不要成为他，更不要跟随他。你只活在你的当下的动。 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กายมันคับแคบมันก็กายมันบอก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นี่มันบอก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เวทนา มันก็บอก เอาจริงๆใ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ใ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มันพ่วงขวางแตกฉาน กายคือรูปรูปประธรรม 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้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ไม่ใช่สุขแต่ทุกข์แต่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วทนา มีค่า มีรสชาติ เวทนาที่เป็นสุขก็เป็นสุขจริงๆเวทนาที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จริงๆพอ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มันก็มันก็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ไม่มีรสมีชาติจืดไปเลยอันสุข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นี่ย 表面来看，段无常是在啊心念处上下功夫。我们是在观身。其实，真正在认真修行段无常的人会发现，从观身，我们直接可以看到你的心念，看到你的念头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，不管是观身还是观心，不管是。 身受心法，你从哪一个地方下功夫，你都不要执着它。我们只是在活在当下的过程中，你能看到自己的一切，你也能看到宇宙众生所有的一切。因为每个人都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贪嗔痴，每个人都执着身受心法上出现的任何状况。 每个人都在执迷这个东西，一定要从这个执迷中跳脱出来，真正的能做到一个没有我。那老笨嘛，难搞，难搞，难搞。难搞。如果我们看到它薄薄的，它很厚，它很薄，它很厚。通过看到它，我们就能知道它的厚度。 ภาวะสติมันก็เป้าไปเข้าไปถึงภาวะที่ดู 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ป็นพอมีสติแปลงก็ดู มันเห็น ถ้าเห็นก็หลุดพ้น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ก็พ้น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สุขก็พ้นจากสุข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以前我们都是跟着自己的念头跑，被你的念头骗。 你的念头随着外面的境界不断的在造作，然后你就跟着他，你就受他的骗。那么在修了顿悟禅以后，你要看到你自己，不要再跟着他跑，也更不要被他欺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看到了你的问题，你不要成为他。 念头来了，啊，那个要骗你的来了，你马上看到他，但是你不成为他，你也不跟随他，不跟着他跑，不要像以前一样的，啊，有的人一痛苦，啊，有一些伤心的事情，可以一天、两天、三天不能睡觉，啊，或者一个月、一年都怀揣着那件事情，不能释怀。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看到它，但是不要成为它；看到它，但是不要成为它。难果咪难，苦果咪苦，毒果咪毒，噶苦变苦，毒变毒，没苦断，噶见慢苦，见慢毒，见诸样，即我生起，我所生起。 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เอง ถ้าไม่มีอาการ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กาย ไม่ใช่ใจ ไม่ใช่รูปแค่นาม ขอบคุณมัน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ื่อยเหนื่อย ก็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กายมันถูกต้องแล้ว อย่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็ดเหนื่อยไม่ละ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อันนั้น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ให้สุขเป็นสุขให้ทุกข์ 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 ไม่ใช่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 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็คือเปลี่ยนมันสุขเห็นมันสุข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นะ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้ายเป็นดี เปลี่ยนสุข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รู้ไป我ง行住่卧，从早到晚 你的苦从早上一睁开眼睛，一直跟到你晚上闭上眼睛。有的人在做梦的时候还会流眼泪，做梦的时候还会一直在烦恼自己不能释怀的事情。那么现在我教大家做功臣，教大家这个心法啊。那么你应该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啊，把你所有的苦。 就连你的乐，啊，像以前你你会跟你的苦在一起，你会跟你的乐在一起。你一苦你就会流眼泪，一乐你就开心的啊，脸上笑的非常的灿烂。那么在修了以后，有了觉性以后，能看到自己以后，苦也是知道苦，乐我们也能知道乐。 当你一念知道，当你一念决心提起，你会发现没有苦，没有乐，你在中间。啊，变变跟拖，变，拖跟显，那话拖。他变那就是话变，他显，那就是话拖。拖显。 一件事让你非常开心啊！一个没有决心的人，就马上忘乎所以的啊，沉浸在这种快乐之中。 有决心的人马上能看到，而不跟随他，更不成为他。一件事让你非常的痛苦，或者受到一些很可怕的打击，那么没有决心的人又是立即跳到里面。啊，那么我们在学了这个法门以后，你不要跟着他跑，你不要成。

เราผ่านการเรียนเบื้องต้นก็ค่อยได้ปัญญาขึ้น ในรูปนามนี้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ในรูปนามนี้ 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ในรูปนามนี้มันไม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เราก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กับนาม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กับนาม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มาเชื่อตัวตน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ลูกคนนาม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 มันยาวแค่ไหนเห็น เห็นลูกเห็นนามก็มี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 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每天都培养觉性，每天都在当下觉知自己，不断的、不断的觉知自己。这个时候， 你会发现，身，身体的身，身是无常的。你更会发现，心是无常的。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为什么在活在当下以后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你会对“无常”这两个字有一个更深的、更清楚的一个认识。 สียก่อนก็มา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อา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อา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ชื่อตัวต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บัดนี้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เสียแล้ว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ไปแล้วเปลี่ยนร้ายกันดีไปแล้ว过每个 觉知，觉知，不断的觉知。这时候呢，你会发现。 以前出现所有的苦和乐，我们都感恩它，因为有了它，有了苦和乐，我们现在有智慧。我们在苦和乐里面，每天都在增长智慧。

嗯，大家尽量站在中间啊，也是我们讲的中道，站在中间来看自己的身和心，站在中间来看自己的啊，这个苦和乐啊，真的是要感恩他，他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智慧。哦，大哥，水，满，豆腐渣。 สอนภาษาวกผู้เห็นกระแสแห่งพระนิพพา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ห็นทิศเห็นทาง 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ห็นแสงเงินแสงทองไม่มืดในฤดู ในฤดูใบไม้ผลิถ้าฤดูหนาวมันก็มืดมองไม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ตลอดไป มันมีฤดู 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 มีหลง มีรู้ มีทุกข์มีรู้ได้กระแสขึ้นม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ห็นกระแสแห่งพระนิพพานไม่น้อย我从苦变成知道苦，从乐变成知道乐，苦也知道，乐也知道，好也知道，坏也知道，生 出现状况，知道；熄灭涅槃来了，知道。从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真正的踏上了一条通往涅槃的路。这条路是佛陀找到来教授给大家真正的一条通往涅槃的路。 ดูสิ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ตัดเอาไว้เมื่อใดเรา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สิ่งต่างๆ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 เมื่อนั้นเบื่อหน่ายใน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ตนหลงหลอดขึ้นมา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คือพระนิพพานอัน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หมดจด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我讲《烦恼即菩提》 不要讨厌苦，很多人一苦啊就非常讨厌，就想如何的要离开它。其实你不用离开它，你不用刻意的去啊躲开它，你只是轻松的看到它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从里面跳脱出来。你越故意去把它拨开，把它踢开。 他越不走，他越是双倍的来侵袭我们。所以，这个是德王禅的技巧。大家一定要轻松的看待你的苦和乐，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。你要感恩他，有了苦，有了乐，我们才有这一份真正的要离苦的这份出离心，我们才有今天大家能坐在这儿好好的修行离苦的这个因缘。 感恩你的苦，感恩你的乐，从中你会得到很多智慧。困本图，各相等。到陇呢，困本图，到马，困本图。这到陇，那了，是路。 真正的路，把迷变成悟，才是真正通往涅槃的路。ตัดสินใจนี่แน่นอน เมื่อใดเรา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สิ่ง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ทั้งปวง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โลกคนง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ย่อมมาหน่ายใ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หลง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เป็นทางแห่งพระนิพพานอัน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หมดจด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 所有的苦和乐的原因，都是因为我们被念头骗了，都是因为我们迷在自己的念头里面，念头一来，我们就跟着它跑，彻底的迷失在里面。那么学了顿悟禅，不要再迷，他来了不理他，好的。

所有的人都把这个世间的无常看成是苦的。啊，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一个智者，一个圣者，他们都很喜欢无常，因为通过无常，我们才能来看到。 说无常，在我们生活中，啊，这个无常才能带我们修行，才能带我们走向一条刚才讲过真正涅盘的路，才能让我们带我们离苦。所以所有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你看到了以后，你轻轻轻松，你就能处置，你就能改变。 没有他们，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休息；没有他们，你也不可能脱离六道轮回。 失在这些东西上面，其实就是身跟心，我们就不断的跟着它跑，迷失在里面。那么通过现在的练习，就是要不迷了。 อ่านเสียจืลก่อนว่า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เขาจะสอนอะไรค่อยๆอ่านไปทีละหน้าสองหน้า เดี๋ยวอ่านจบเราก็จะเข้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昨天晚上老和尚给大家讲的啊，我们呢啊没有问题，只有答案。那么，嗯，副部局刚才讲说，我们。 应该把你所有心里的问题暂时放下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只是来寻找答案。怎么寻找答案呢？通过你不停的动，不停的知道，不停的觉知，你的答案会层出不穷的出现。那把你所有的问题暂时放下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答案都在你的亲身实践中。 คิดก็ดีนะ แต่มันยังไม่ใช่ยังไม่ดีเท่าปัญญ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นะปัญญามีสามระดับ ปัญญ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ฟังปัญญ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คิด แต่ปัญญาที่แจ่มแจ้งที่สุดคือปัญญ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ตัวเอง这个闻所知就是大家啊从书本上看来的，从别的地方听来的啊，还有思所知 就是大家通过你的思维去知道，啊，师是说这两点都没有用。那么你以前看过的啊，知道过的，还有你脑子里在思维的啊，我们都暂时把它放下。这些东西都没有从你自身上亲身看到的来的，好用。你会发现，当境界出现的时候，只有这个东西。 才能派得上用场。那么，从你的呃这七天七夜的断空禅的练习过程中，你会亲身的看到这些东西，亲身的看到你自己，而不是去看到别人或者外界的所有一切。เราเห็นกายเห็นใจเรา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พื่อนเรานะเพื่อนเราคนไหนที่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สนิทเราถ้า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ขาบ่อยๆเห็นเขาทุกวัน 就像我们有一个朋友，每个人都有朋友是吗？当你某一个朋友啊很苦、很不开心，那你常常接触他，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你常常跟他聊啊，他常常把他的苦告诉你，你就会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。 看得非常清楚，他的苦来自于哪里，来源于哪里。那么我们修道察同样的道理，不用让别人来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，来好好的提起自己的决心，好好的觉知一下自己。七天七夜，你一定要把自己看得彻彻底底、明明白白。给 以前我们的身的心都让我们苦。当我们看到自己以后，亲身亲自看到自己以后，你的身也不苦，你的心也不苦，因为你能看到它，你能知道它。这一个知道会改变所有的一切。 最怕的就是你不知道。菩萨教那没讲别的，讲别的，讲的是因果。因果就是讲的，就是讲的因果。因果的，就是讲的因果。因的，只有跟在身上如何不苦，在心上如何不苦，一个身一个心。的，么样从彻底、彻底的，从这个身心的，苦上面解脱出来？ 大家试一试大家不要太紧张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试一试，从你的亲身实践中，亲身的来看自己亲自的来看自己，不用让。 们只活在当下。แต่เราแต่เราไม่ฝึกเพื่อไม่ให้กายมันไม่เจ็บไม่ปวดนะเพราะนั้นมัน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เสาเนียนะเราไม่ฝึกให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่อนไม้ทั้งคืนแบบนั้นแต่เราฝึก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เข้าใจเขาอ๋อ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เขาเป็นแบบนั้นนี่เองนะไม่ได้ฝึกให้นั่งทนทนนั่งแล้วไม่เจ็บไม่ปวดไม่เมื่อยไม่ใช่我们来修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这个啊，刚才师傅说这个，嗯、 木头柱子不是变成石头，不是变成木头，不是变成一个呃死人。我们来修，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腰痛啊、昏沉啊啊离开自己，不是。我们是为了要看到它，是为了要知道自己。你不让它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啊，身和心的状况。 每个人都一样，你出现的，他也会出现。刚才师傅说，他自己本身也都会出现，每个人都会出现。我们不是为了要赶走他，啊，不是为了要让他不疼。如果那样，就变成了这个这个木头柱子，变成了石头，变成了枯木。 我们不是把自己修到像一个枯木一样。我们现在要练习的是，不管任何一个状况出现，不管是苦还是乐的出现，不管是深还是新的，任何一个状况出现，我们只是知道、看见，但是我们不跟随，不成为

好的念头、坏的念头，好的想法、坏的想法来了，都轻松的放下。你马上回到你当下的动作上来啊！你先不用去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只要活在当下，你会发现你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由你的智慧去解决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七天七夜要做的，只是活在当下，培养你的决心，让你习惯于活在当下。 因为过去的日子，我们都是活在过去和未来里面。你仔细体悟一下，你的念头没有在当下，每一时每一刻，你的念头不是在过去，就是在未来。啊，我们现在就来练习活在当下，活在每一个当下，才是觉醒圆满的最好的钥匙。 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นะเราจะ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นะจะี่เกิด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จาก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 คำตอบ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ตอบตัวเองได้ ดีกว่าคำตอบที่หลวงพ่อครู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ท่านตอบให้นะคำตอบที่ตอบจากตัวเอง มันเข้าใจมันแจ่มแจ้งมันลึกซึ้งกว่า不断的培养决心不停的觉知，觉知行住坐卧啊，坐在禅堂里，回到房间里，刷牙洗脸啊。 如何开门？如何走进去？不管从大的动作到小的动作，不管是在禅堂里规定的动作，还是你在生活中啊，你一些非常细微的动作，你都能去觉知它。那么从这个过程中，你会找到答案啊，而不是从书本上去找答案，而不是在我们的同修这个队伍里去问这个问那个，而不是从老和尚的回答中。 来找答案，我们是从自己自身的亲身的体验中体悟中去自然而然的你看到答案。เหมือนกิ้นะเราก็จะออกไป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นะทานข้าวถ้าเราหมดจินั่งคิดว่ารสชาติ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นี่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ไรนะคิด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ก็ไม่คำตอบนะ 会儿呢，嗯，我们要用早餐了，是吗？嗯，大家，嗯，眼睛闭着的，嗯，这个同学，大家把眼睛睁开，哎，那么一会儿我们要去用早餐了，嗯，去用早餐的时候呢，一般我们吃饭，我们都会去想，哎呦，这个饭挺好吃的，挺硬的，或者挺软的，嗯，或者这个菜太咸了，这个菜太淡了。 哎呦，这才好吃，是我喜欢的。那把你以前过去的这些东西都放下，你吃的时候，你觉知你的身体在你的嘴在动，你的手在动，你尽量的轻松的去觉知它，但是不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 <laughs> 嗯，一个呃嚼一个呃一口饭要嚼很长时间，我们还是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。 去觉知你如何吃饭的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尽量不要去分别啊，什么好吃，什么不好吃，因为分别，啊，才师父讲，因为分别都是由于我们还在迷，迷在好吃上、不好吃上、咸上、淡上、甜上、酸上。你要保持你的觉性，你活在当下，你吃饭的时候只觉知你的每一个动，哪动觉知哪。 ต่อกันได้ดีไหมงูไม่ค่อยดีนะยังไงก็สูตร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นะที่หลวงตาพูดว่า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ถ้าผู้ใดยกตนขึ้นมาได้จาก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า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แจ้งจาก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า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แจ้ง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ถึงั่องแห่งวันนตาม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我讲的？哇，因为我发现我讲的刚才好多人睡着了，啊，所以呢我就让就让小师傅讲。小师傅讲的呢，有的人还行，那就再换我讲吧。嗯，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，啊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。 就是把迷变成知道。以前我们跟着自己的念头跑，迷在自己的念头里面，迷在自己的身、自己的心、自己的认为所谓的正确和错误的上面。那么在这些的过程中呢，修的过程中，我们就是把迷变成知道。刚才他有人讲三遍，把迷变成知道。 跟着所有的念头去迷，变成知道它，而不是成为它。你不要当成，把自己当成女主角或者男主角。啊，你表演的已经够久了，你表演很多年了，现在放下，不再干涉。 มีสติอยู่โดยชอบ เป็นหน้าลอกมันมาทางไหนก็เห็นมัน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ยู่โดยชอบโลกจะไม่ว่างจากพละหันถ้าเราอยู่ตรงเนี้ย我们这个念头，刚才老张用一词是肆虐埋伏的时时刻刻准备着来侵袭你。 我们所有的这个，呃，过去生、过去世的习气，那么在你修行的过程中，都会不断。 这是通向啊涅槃的路，这也是通向离苦的最直、最近、啊最简单的一条路。嗯，泰拉尼，这些高徒，包括巴蒂瓦坦，甚至包括我们。嗯嗯，此时此刻在泰国啊，然后上的寺院。 也是像我们一样，啊，这样静静的修，因为，嗯，宝上的寺院是一个修行的寺院，啊，没有任何的服饰。早上也是三点半起床，我们是四点半起床，啊，三点半起床就跟我们一样。 去休息。那么泰国人在休息，中国人也在休息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自己，都能如此的休息，这个世界是会非常的美好的。那那他就把在那里在那里坐，把皇在头上，然后就扛跟，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ลูกขมูลละวัดแต่มันไม่หนาวเหมือนที่นี่นะประมาณสิบหกสิบเจ็ดองศาอยู่กับพื้นดินเลยนอนตามดินเลย像这儿这么冷，泰国四季都是夏天，所以嗯、他们嗯，他好像说嗯，现在这个时间 正好有一个禅修的团体，大概八十人，啊，是一些国家公务员，是同一个单位的，一起来，嗯，他老家的寺院打禅七。他们，嗯，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那边天气很暖和，都是睡在土地上，啊，都是铺一张草席，就睡在土地上，有蚊子咬，啊，有。 蚂蚁爬来爬去，修 <coughs> 行就是这样的，什么都不怕，蚊子也不怕，蚂蚁也不怕，更不要怕的是你的念头，你千万不要被它骗。刚到， <coughs> 刚到，初二刚回来，从第二，二，到二十二，十多天，在这。 那么跟我们一样，啊，泰国人修行的非常多，啊，到这儿来看到中国也有这么多对佛法这感兴趣的人，我也感到非常欣慰，啊，说明大家都想离苦，是吗？离苦不是要把苦劈开，不是要赶他走，离苦是要知道。 他的同时，他自然而然就离开了。啊，刚才讲过了，你越赶他，越讨厌他，越想把他赶走，他越双倍的、加倍的来侵袭你。啊，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一点。在座。 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非常有智慧的，心法需要有智慧的人才能悟得到。那么，有智慧的。 每一位同学们，大家努力，嗯，大家在这七天内好好的用功。只有决心，才能带我们走到尽头；只有决心，才能解答我们宇宙世间所有的问题。只有你知道你自己，你清清楚楚的知道你自己，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。 对吗？旅游到泰国对吗？嗯嗯嗯嗯，这很冷，大家想去泰国吗？泰国不冷，很热。哎，老人家，浓浓。这位年轻的出家人是我们的副主持，嗯，别看他年轻，他很棒。 让泰国人和中国人离得那么远，让我们心在一起，让全世界人的人的心都在一起啊！大家都往好的方向走，大家都知道自己，都觉知自己啊！那么，我的寺院的大门。 向大家敞开，嗯，谁看了都可以去泰国。好，我家，给，大家，我没有家，我想去我家，随时欢迎，嗯，因为你们的家也敞开大门。 让我来，我现在坐在中国土地上，嗯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觉知到自己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有决心。嗯，那个，阿迦侬在不用毛巾呢，用公兜，阿迦侬喂狼。跟你们说一句话，你们可能不相信。 但是他是真的，我的老师，你知道我的老师在哪吗？我的老师一个是王洛田，我的老师还有一个在广东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没人知道吗？我的老师就是慧能大师。

学习的人非常非常的多，啊，听说在中国并不是很多，是吗？嗯，那么慧能大师是我们所有的。